第二部分，第六到十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深圳显然是腾讯诞生的福地。如果当年的创业地址不是在深圳，挪个地方，您觉得今天又会是什么情形？腾讯离不开深圳。 对比中国的其他城市，我觉得深圳总体的创业环境还是更适合自主科技创新型的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并取得成功，这一点毋庸置疑。那时候深圳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第一次听到这话，我真的很震惊，金钱居然可以拿来当口号提，但它的确会让人们对时间效率的迫切感前所未有的提升。 您如何看待今天长大成人的腾讯？我觉得机遇很重要，至少占了五成吧。我们也不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我们做的东西都很简单，大家都能做。但是好的团队、公司的股份结构和投资者的合理搭配，这是很重要的，否则也不会成功。当然，时代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机遇是外界给予的，我们觉得很幸运。 深圳汇聚了很多和您一样的知名企业家，在这个城市，您有什么感触？深圳跟其他城市还不一样，那些地方要么有政策，要么有别的条件，在客观环境下能做起来。在深圳，企业完全是靠自己做起来的，这里是创业的热土，相信创业者的这种感觉会强烈得多。这里需要有创业的心态，需要有闯劲儿，需要珍惜时间。 在闲暇时，您也会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欣赏它的景致，或者享受某个美食城的招牌菜，或者看一场电影，过一下普通市民的生活吗？我本来就是普通市民，平时我就是上网、看看杂志、看看书。QQ 和互联网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工作了，更多的是一种爱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六，关于深圳这座城市。 下列哪项正确？七，对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男的持什么态度？ 八、关于腾讯成长的有利因素，下列哪项正确？九、男的在闲暇时会干些什么？ 十，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